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大家好，上一期节目啊，咱们说了二战中的陆军。今天呢，咱就来说说二战中的海军。跟这个陆军比起来啊，海军绝对是不折不扣的高技术兵种啊，也是最有这个贵族气质的兵种。首先啊，这个海军啊，天然是带有这个很高的技术门槛儿。你想，这造军舰的难度比造汽车。 难的不是一星半点是吧？你们要听过郭德纲那相声是吧？那车都在房顶上搁着，自己还能攒是吧？还能买鞋带给绷上，他续进一整整辆摩托车，去，照样能开着上去，是吧？这个零零零点一的排量，是吧？然后三迈，是吧？但是呢，因为这个海军的技术门槛所以海军注定了在人数上跟陆军没法比啊！你有多少艘军舰，是吧？一艘军舰上水兵的这员额都是固定的，多一个人没地儿睡了。 但是呢，他对于这个素质的要求又高得多，所以久而久之，高度的专业化和贵族化就成了各国海军的共同传统。另外，一支海军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成的，往往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的心血。而一场海战有可能几个小时之内就结束了，那一个国家的国运就被决定了。这种战争的魅力啊，也是这个陆战所没有的啊。 二战之前呢，对世界各国海军影响最大的事儿，就是一九二二年签署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啊，这个条约规定五个这个签约国，就是美、英、日、法、意啊，五国海军主力舰总吨位之比是五点二五比五点二五比三点一五。 比一点七五比一点七五啊，简单说呢就是五比五比三，啊，比一点七五比一点七五，谁也不能突破这个总的比例啊，这是一个总的规定，还有很多这个具体的啊，战列舰方面规定单舰排水量不能超过三万五千吨，主炮口径呢不能超过十六英寸，就是四零六毫米，航空母舰呢规定单舰排水量不能超过两万七千吨。 但是呢，可以允许美国、日本用废弃战列舰各改装两艘三万吨航母啊，因为这两个国家这个时候这个战列舰已经开工了，啊，所以就算是特批了。除了这些之外，条约对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都做了规定啊，还划定了美、英、日。 三国各自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可以建在哪儿？啊，其实呢就相当于一个这个势力范围的意思。那么这五个列强国家签约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再搞一次一战之前的那种造舰竞赛。啊，你造一个我造俩啊，最后大家都拖垮。为什么就这五位签呢？这道理很简单啊，其他国家海军跟他们根本没法比，都懒得限制你，你卯足了劲儿，吃奶的劲儿使出来造吧啊，你也就造洗澡盆是吧？所以。 这个条约最核心的内容还是针对这个美英日三国啊，法国、意大利呢，这个比他们仨又差了不少。其实到最后呢，这哥俩也没把自己能造的这个比例造够。英国是一战前的老大，一直就是靠着这支海军横行世界啊，所以他一直奉行双强标准啊，就是我的这个海军的总排水量世界第一，我得超过世界第二和第三之和，就这么横。但是一战之后被打了个半残。 美日崛起，所以《华盛顿海军条约》啊，实际上就是对这一点来了一个官方认可。美国海军可以跟英国平起平坐，日本呢可以达到英美的差不多五分之三。说白了就是美日崛起太猛啊，英国这两强标准呢搞不动了。所以这个条约呢，对于英国来讲是一个体面的退位宣言啊，以后我也不不维持双强标准了，我从世界霸主的位置上呢下来了。 对于美日来讲呢，是他们地位层层层上升的一种认可。所以呢，咱们之前讲过，啊，按说这个事儿对于日本呢是一个外交上的重大胜利啊。你想想，一百年前你啥样是吧？您那还腰着别着两把刀，呼噜呼噜砍人呢是吧？甭一六十年前你还这样的，你还砍人呢啊！现在您的海军都跟老英老美并驾齐驱是吧？这世界第三了您都。结果这个事儿在日本国内反而被日本愤青们视为奇耻大辱。 我们凭什么不能跟英美一样？这些人就没有想过吧？允许你造美国的五分之三，这是因为你不吃不喝也就能造到三。美国悠着劲儿造到个五啊，就跟那段子里说的似的啊。你考九十八分是因为你就能考到九十八分，我考一百分是因为卷子就一百分，就这么个意思。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是对日本的一个保护啊。幸亏这个时候呢，日本还没有完全被军国主义控制，所以呢签了啊条约签了。 后来三一年的时候呢，大家又签个伦敦海军条约，做了一些补充。所以从二二年到三六年这十五年的时间，这几个海军强国呀，都是按照这两个条约来造军舰啊。所以这被这些个军舰呢，也就被称为条约型战舰啊。这些战舰呢，为了适应条约啊，在性能上呢都有很多妥协。这段时间大家之间比较和谐，美国跟日本海军之间啊交流都非常多。所以呢，这十五年。 在历史上就被叫做是海军的假日时代啊，虽然是假期，大家表面和和气气，暗底下一点都没闲着。尤其是日本啊，这个弹丸小国啊，现在已经装不下它膨胀的野心了。虽然条约还是要遵守，但是日本人就绞尽脑汁在琢磨，我怎么能在限制之内最大限度地提高战斗力。所以在新技术上的探索。 积极性最高。这个时候，日本海军舰船已经是百分之百的实现了国产化，而且呢，很多方面呢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啊。比如这个1920年竣工的长门号战列舰，就是世界上第一艘使用十六英寸舰炮的战列舰啊。当时这个美国还都是三五六毫米呢，它它就四零六了。那1922年服役的凤翔号航母，是世界上第一艘全通甲板。 航空母舰啊，也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啊。有了这个新战舰，就得研究新战术。海军乃国之重器，任何国家建造海军都得仔细琢磨这支海军怎么用。比如英国海军是为了维护日不落帝国漫长的海上交通线，哪儿出事儿就能马上赶到啊，所以舰船的航程、航速都很高啊。但是防护力呢？ 就稍微差一点那毕竟大部分面对的是二三流、四五流，是不是勾咖 K 流不入流的对手？对于日本来说，这个时候假想敌已经是美国了啊！那跟美国这个仗怎么打？日本人想到了啊，他们最引以为骄傲的决定国运的一战——对马海战啊！对马海战也就是这个。 日俄海战嘛，是吧？这场战役是人类海战史上最胜负分明的一场海战。俄国舰队全军覆没，舰队司令官啊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中将被俘啊。日而日本联合舰队只损失了三艘鱼雷艇，几乎毫发无伤。所以日本人就一直梦想再 copy 一把对马海战啊，在日本近海和劳师远征的美国舰队进行一次决定命运的大决战，一锤定音。 因此，日本人呢就想出了一个“九段歼灭作战”的理论，意思说呢，在美国舰队开过来的路上，分段分批逐次消灭啊，什么潜艇啊、啊水雷呀、陆基飞机啊，全得用上啊。最后一段呢是大决战啊，主力战列舰和航母在这儿消灭敌人。今天咱一听这玩意儿都可乐，你制定这么个计划就闲得蛋疼。美国人就那么傻，一路往你坑里钻。 是吧？一路被你削弱，你以为美国人都是猪吗？但是在那个时候，这就是日本人坚信不疑的，每个人都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决战胜利的景象。三六年海军条约到期，日本没有续约，这下呢，海军可以放开手脚了。那为了实现九段歼灭作战的梦想，日本海军建造了大和号超级战列舰。 建造了翔鹤号航母，大力发展远程潜艇、水雷部队。航空兵呢，把对舰攻击当做最主要的训练项目，而以山本五十六为首的海军革新派就开始大力发展航空母舰。 山本意识到啊，在未来海战里，飞机有巨大优势。最突出的一点呢，就是攻击范围。一架舰载机随随便便就可以攻击几百公里之外的舰船，而最大的火炮射程也不过几十公里。战舰在飞机轮番攻击之下，只能被动挨打，根本开不到炮击航母的距离。所以，海军的未来必然是属于航空母舰的。因此呢，山本大力支持。 造航母，发展海军航空兵啊， <laughs> 研发像这个零式战斗机这样的优秀的舰载机，坚决反对建造大和、武藏这样的超级战列舰。所以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日本国内，包括这海军内部，反对这个山本的声音一直特别大。这时候谁也没见过航母决战是个啥样，你山本啥东西？ 是吧？想当年东乡平八郎元帅在日本海痛歼俄国舰队的时候，你不就是一个少尉候补生吗？手指头还炸掉俩，是吧？妓女给你剪指甲，别人收一块，你收八毛，外号的八毛钱。你就这么个东西，你比东乡元帅还高级，是吧？你比东乡元帅这个这个水平还高，那忒不要脸了，是吧？所以航航母什么样，这梦不会做。你山本怎么能拦着我们做梦呢？再加上山本极力的反对。 同美国开战，咱们讲过，他去过美国，他知道美国多强大，啊，极力反对跟美国上岸，所以有人就认为你是个日奸啊！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八嘎呀路死啦死啦的，就不断有人想弄死他。可真到了战争来临的时候，这些保守派全傻了眼了。为什么呢？现在要日本主动出击美国，哎，咱好像没想过这个仗怎么打。这个时候，山本的海军航空兵大显身手，那偷袭珍珠港，山本一战封神。 所有反对者就彻底闭上嘴了。其实啊，偷袭珍珠港也不完全是山本原创啊，在这儿之前一年四零年，英国皇家海军用光辉号航母奇袭了意大利海军基地塔兰托，二十一架俩翅膀的舰鱼就击沉击伤意大利三艘战列舰，自身就损失了两架飞机。所以塔兰托战役和偷袭珍珠港，再加上之前匹斯麦号战列舰的沉没。 就预示着航母必将取代战列舰，正式成为海军中的重要力量啊！你这个巨舰大炮的浪漫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不过，任何变化都得有一个过程，是吧？大家的思想得慢慢转变。所以，各国战列舰该造的还得造，是吧？日本这边呢，主要就是大和、武藏这两艘超级战列舰，吨位超过了二战期间的所有航空母舰，直到这个。 二战结束，美国中途岛号航母服役啊，它这个排水量的这个这个第一的桂冠才被摘走啊。美国这边呢加紧造啊，南达科他级和最新式的亚华级战列舰，亚华级满载排水量也达到了五万八千吨嘛。中途岛海战的时候，航母之间已经打开了锅了，大和号还在后方悠哉悠哉啊，这就显示出战列舰这个尴尬的地位，主力决战轮不到你，给航母护航吧。 这个性价比又太低，远不如巡洋舰、驱逐舰，目标还忒大。美国呢这边情况也差不多，也派了四艘战列舰来到中途岛。那双方的战术思想呢，都是航母当前卫，航母这个大战之后，战列舰再去对轰这么一个思路。只不过航母决战一打完，胜负已分，轮不到战列舰出马了，是吧？直到瓜岛战役期间，双方才正经有了几次战列舰的对决。第三次所罗门海战。 日本雾岛号战列舰被美国的南达科他号和华盛顿号两艘战列舰围殴打沉，这个时候好多人就开始谴责山本，你怎么不把大和号派出去？大和一出马是吧？美军那些小破船直接就得完蛋。为什么山本一直雪藏着大和五五藏？那所以大和旅馆、五藏饭店就就伙食好闻名。这真是啊，其实也 <tsk> 难为山本，煞费苦心。山本心里清楚。 这场战争是航母的天下，大河出去一不留神就沉了，是吧？大河，大河，这是日本民族的象征，五藏那就是现在的东京，原来的五藏国，东京这边的旧称，这要被击沉，怎么跟日本人民交代啊？所以大河五藏，你俩踏踏实实当吉祥物吧，啊，一个当旅馆，一个开饭店，挺好，是吧？都最后不行，盖赌场都可以。 山本被击落以后，大和号呢出去溜了两圈，啥也没捞着，一炮没开不说，自己还被美国潜艇击中。不过在后来的这个夺岛作战里呢，美国战列舰倒是作为巨型炮台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啊。但是咱得搞清楚，这种作用不是决定性作用，没他们，只不过仗打得慢点啊，不能决定胜败。而且炮击这种活完全不需要最新式的战列舰，新的旧的区别不大。 是吧？拿一战的战列舰一定能使。真正决定制海权就是靠航母啊。所以二战后期美国人建造的主力航母埃塞克斯级啊，飞行甲板二百六十五米长，比今天最大的核动力航母啊也差不了多少，装九十多架飞机啊，还创造性的安装了两座弹射器，这样呢可以更快的起飞飞机。整个甲板和关键部位都有装甲防护，挨上一架神风特攻队的飞机都不会沉。 航速达到了三十三节，超过了几乎所有战列舰。这么一种新式航母出来，加上各种新式飞机，立刻就成了大洋上的霸主啊！美国的埃塞克斯级航母一直服役到越战时候嘛，是吧？然后在好多这个第三世界国家还一直在服役啊。日本这边呢，虽然在战时也造出了几艘航母，那但是技术水平基本上停留在战前水平。 飞机也一样啊！战争刚爆发的时候，零战打遍中国、东南亚、太平洋，无敌手。零战最大的优势有俩：航程特别远，适合在航母上用；然后呢，灵活性超强。一旦进入缠斗，基本上没对手啊！再加上日本飞行员一直训练严格，经过中国战场的历练，打美国的菜鸟绰绰有余。一直打到中途岛海战。 美国海军普遍装备的 F 四 F 野猫战斗机都不是零战的对手，但是美国人多精啊！你想想，很快就发现了零战的致命缺点，什么呢？发动机不行，只有九百多马力，航程和灵活性其实都是靠牺牲重量换来的一吨多，弄根线能放天上去，装甲基本没有，火力也很弱啊。最重要的就是机体太小，没有改进空间。飞机其实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发动机。 啊，有句话讲叫“只要动力足，砖头也能飞上天”，是吧？就是这个意思。美国航空工业一开动，马上就研制出了 F 六 F 地狱猫战斗机，两千马力发动机，速度快，火力猛，防护力超强。发动机、驾驶舱、油箱关键地方都有装甲保护，是吧？所以这个飞行员整个就坐在一个装甲澡盆里边上战场，一上战场就成了。 零战终结者啊，比如咱们前面讲过那个马里亚纳射火机主力就是地狱猫，整个二战地狱猫战斗机击落了日本、德国加一块五千一百六十三架飞机，包办了美国海军四分之三的战绩，也是盟军单种飞机战绩最高的机型啊，战损比啊高达夸张的十九比一，快赶上今天的隐形战斗机了。地狱猫还孕育了三百零六位。 王牌飞行员，同样呢是盟军这边最高的。从装备了埃塞克斯级航母和地狱猫战斗机这个时候起，美国航母就开始成了独霸世界的力量，一直延续到今天。跟美国一比，日本作为这个最早开始大力发展航空母舰的国家，整个战争期间呢建造了二十五艘航母，其中呢只有四艘。 留存到了战争结束，美国光埃塞克斯级就造了差不多这个数。不过日本舰载机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发展，零战改进型一直用到最后啊。当然了，也就只剩下被虐的份儿了啊。另外呢，日本人的海军啊，一直就是为了大决战设计的。而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海洋帝国来说，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就是保护海上交通线，跟英国一样。 但日本海军既没有护航航母，也没有任何保护交通线的措施，这就让美国潜艇大开杀戒。啊，美国潜艇在日本大开杀戒，比德国打英国那爽多了。归根到底，日本综合国力的巨大差距还是所有问题的根本原因啊！跟国力不相称的野心，让他们失去了清醒的思路啊！所以，最终这支世界第三大海军彻底失败。 也就不足为奇。这个说完太平洋呢，看看大西洋。那大西洋虽然不如太平洋精彩吧，啊，这边海战主要就是英德两国。希特勒上台没几年，废除凡尔赛合约，扩军备战。啊，英国呢不爽，又拦不住，怎么办呢？说干脆咱俩再签个条约得了。啊，这就是这个三五年的英德海军协定。这个协定呢规定，德国可以造的战舰是英国的百分之三十五。啊，这就跟法意两国差不多，而且呢还可以拥有潜艇。 这可以说是德国外交的巨大胜利啊！很多人呢把这个协定跟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看得同等重要啊，说这是德国对外侵略的一个预兆。签完这个协定仅仅十一天，德国的第一艘潜艇就下水了啊，可见早就开始造。不过这个时候德国潜艇没有大规模生产，因为希特勒不想暴露太多的野心。到了三八年，奥地利、捷克这些能吞并的地方都并得差不多了，希特勒就没什么可藏着掖着的了。 就让海军呢制定对英国的战争计划啊，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这个 Z 计划啊。Z 计划的野心啊，跟日本人比起来可以讲毫不逊色啊，是以英国皇家海军为主，法国海军为次，两个假想敌啊，准备呢在未来六年，趁英法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建造一支庞大的舰队啊，包括这个。 十艘五万六千吨级的战列舰，啊，这比后来的这个匹斯麦号还要大，快赶上大和号的水平了。啊，还有四艘航空母舰，二百四十九艘潜艇，等等等等等等等。啊，这么大一支舰队，打算怎么用呢？啊，你还别说，德国人的战略思想跟小日本不谋而合。从德国海军之父蒂尔皮茨开始，就主张引诱敌人到靠近自己的海域决战。啊，但是一战时候的这个。 日德兰海战让这个德国人吃了个瘪，行不通。后来就有人提出来，那说我们德国啊，这个地界太倒霉了，正好被英国封锁，所以跟英国人呐硬拼数量是不行的，怎么办呢？要专心搞破交战。顾名思义，破交战就是要绕过英国本土，深入大西洋去攻击英国命脉的运输线。这个思想虽然被保守的这个海军总司令日德兰海战的老兵雷德尔将军反对。 但是在制定 Z 计划的时候，他还是受了很大的影响啊。雷德尔的核心思路还是要搞一场舰队决战，但是呢，规模不用太大，只要能在北海突破英国封锁，杀开一条血路，趁机派出一批巡洋舰和潜艇开到大西洋，不断骚扰英国的交通线啊。所以呢，这个按照 Z 计划，战舰的主要攻击目标不是敌人的战舰，而是商船速度必须得快。 装甲要强，火力差不多就行啊！遇到敌人的大型战舰，就依靠装甲和速度跑。正所谓呢，追得上我的打不过我，打得过我的追不上我啊！但是咱们前面这个讲过是吧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按照这个思路打的唯一的一仗，俾斯麦号战列舰就葬身大海，处女航沉没，直接宣告雷德尔战略的破产啊！所以邓尼茨的潜艇成了新的希望。 后来，潜艇和反潜的对抗成了大西洋海战的主旋律啊！这就是德国人最聪明的地方，想出了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海军之路。英国皇家海军面对潜艇一度是非常尴尬，航母、战列舰、巡洋舰，啊，这些威武雄壮的大型战舰，高射炮打蚊子有劲儿没处使。在最危机的时刻，山姆大叔参战了，大量的护航航母、驱逐舰加入到战端。后来，驱逐舰还装备了先进的声呐。 潜艇一旦被发现，就绝难逃脱。雪上加霜的是，德国海军的这个恩尼格玛密码又被破译啊，狼群彻底变哈士奇。另外，德国海军在战略上呢还犯了一个大错误，什么呢？就是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大西洋，而大大低估了地中海对英国的重要性啊。其实就在美国对英国援助最多的时候，英国的运输也有百分之四十是通过地中海运过来的啊。咱都知道。 意大利在地中海有绝佳的地理位置，那皮靴子踢着那个石头尖的都深入地中海，海军也不算太弱。如果配合上德国的空军和潜艇，完全有机会封锁地中海，这样同样可以达到一部分封锁英国的目的。可惜呢，这个历史不能假设。那对于德国这种大陆国家来说，对海洋的认识还是太肤浅。啊，跟那个英美两个海上霸主打起来啊，说实话，仗能打成这样。 已经是 very good 了，跟这个德国相比，英国皇家海军在开战的时候规模还是世界第一。战争期间呢，也不乏亮点，比如咱们刚才提到的奇西塔兰托啊，这个历史上首次海军航空兵的攻击行动啊。但是呢，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无论是规模还是战术思想，都已经被美国远远的甩在了身后。 那么，纵观整个二战海上战场，最重要的一个主旋律啊，就是这个大舰巨炮的战列舰走下了神坛，航空母舰成为海军当仁不让的核心力量，其他舰船越来越成为航母的辅助力量，负责防空啊、反潜啊、支援啊，而消灭敌人的舰队这种任务就基本上完全由航母的飞机来完成啊，所以这个主旋律就一直延续到了 今天啊，另外一个这个冉冉升起的明星就是潜艇。除了德国以外啊，二战期间美国潜艇的战绩也相当可观，还有日本甚至苏联的潜艇都非常活跃。所以战后各国海军对潜艇的重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航母和潜艇的崛起又带动了雷达、声呐、导航等等这方面科技的进步，就把海战打到了人类历史上的巅峰。 二战结束至今，世界再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海战，尤其是拥有大舰队国家之间的海上对决啊，所以惊心动魄的航母对决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但是，我们看今天世界各国的海军，几乎都带着二战时候的影子。好，这就是今天的节目，谢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